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来了一位方丈， <laughs> 但是我是主持。 <laughs> <laughs> 您是这个著名的啊，闻名遐迩的延参法师。哎呀，你你这叫抬举我，我闻名遐迩，我还能闻名过马老师吗？哎呦，马老师最近虽然得了个十大节目什么奖哈，但是我看在某些方面名气不如你。哎呦，不如不如。你是这个和尚里头上电视最多的，算吧。 呃，有可有可能吧？上上电视最多的应该是唐僧啊，唐 <laughs> 僧，那都是扮的，那都是扮的，扮的，扮的。不能算那就是马老师了。你 <laughs> 我这个，是我自己抬的不低， <laughs> 跟唐僧一个待遇是吧？我这些年对这文物有那么多的认识嗯，我。 几乎都是在看马老师节目。你看他这和尚很有道行，一见面啊，把这屋里每一个人先夸一遍，这是和尚的生存之道。那你看 <laughs> 马老师，我们不可否认，我们两个都是看他的节目长大的。 <laughs> 所以，我们我不看我也能长大，真是学了很多。对，我倒是啊，看您的这个电视啊，看年轻了。嗯。因为呢，没见过这个猴子爬满和尚肩头。这个他人没来啊，现在我们节目里出了一回。嗯。 咱们也得跟有的观众哈来这个看看，一看你就想起这严参呐是谁了。我们可以看一小段。我们共同走过辉煌，我们共同祝福朋友，走过生命所有的春夏秋冬。我们祝福这所有的所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峨眉山的雅战夫人。嗯。哎呦，这个法师，法师就这一段视频，一举成名，是吧？ <laughs> 这家伙，但是。 这个有人说你这个和尚不像和尚，有人说呃这猴子是导演安排的，有人说这猴子是演三法是养的， <laughs> 那三法是能养野生动物吗？ <laughs> 所以说这个呃非常善待这个呃新媒体时代的到来，网络时代的到来，呃有些人因为一张照片，或者是一呃有些人因为一张没穿衣服的照片， <laughs> 呃那演三法是是多余了哈，呃呃。 因为是一段视频，嗯，或者说一段别口的方言，那么言传法是集合了这么多呃优点。 啊，嗯，被这个时代被大家所认识，应该是感谢的。法师啊，是个这个特别开心的人，感觉是什么都能聊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就不忌讳啊。我们跟法师说说，就说你整天上电视，写这么多的书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还要卖萌啊，卖萌，而且呢， <laughs> 这个这么多的社会活动，您还是这个一似的方丈哈，那。 佛教这和尚不是要修行吗？嗯，您您是修净土宗还是禅宗？禅宗啊，呃，刚才你提到一个这个出家人要修行呀，修行呃，别人问我说禅法是什么是佛法？佛法应该是生活的方法，从生活当中活出来，活活一场豁达。我们经常提的一个叫正能量，什么是正能量？就是在烦恼当中活出来，正面积极的对人生的一些苦难。 您平常在庙里不需要打坐吗？或者每天都要做啊，每天都要打坐啊。那现在也在做。 <laughs> 那么呃，红尘纷扰啊，你自己保持你自己内内心那份安静，那份安心。其实我是一个真正是一个呃特别幸福的人啊。呃，刚才你提到了，我写过许多书。嗯。那么我在寺院里，小和尚问我说：“师傅呀，为什么还要读书？好辛苦呀。”我说。 你就知足吧，再过十几年你要想出家都要过英语四六级 <laughs> 啊，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。对，我给僧人提出来了一个要求，就是修行、阅读和写作。嗯，有人说言参法师为什么老去大学讲座？那么一个僧人不讲座讲什么？有人说言参法师你为什么老讲人生？那么不讲人生讲什么？哎，你为什么老讲生命？那生命。 我们活什么？我们活的就是个生命，从生命当中经历、经历这些荣辱、沉浮、悲欢离合。哎，对我能听出来，严三法师他有一套这个很完整的系统。我刚才草草翻了一下他的书，他的书呢，跟我们常见的过去的书有些很多不同，它都是一段一段的警句式的。对，而这种警句式的呢，它又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格言啊，拮据聱牙的，不好意思在人跟前说的格言。 他这每句话都是普通的大白话，是吧？我们随便一翻就能看到他说的这种呃，就是家长里短的话来呃解你的心结。 那法师，我要说了，也有人说你写的这个书啊，水平不高， <laughs> 说的是心灵鸡汤的程度，心灵鸡汤，鸡汤就够了，鸡汤就够了啊！出家人吃素就免了鸡汤了啊，蘑 <laughs> 菇汤，蘑菇汤是一种励志，嗯啊，励志啊！有的人说，言参法师，我最近生活压力大，工作压力大，又是房子呀，买，股票套住了，买楼房，楼房套住了，买什么买什么套住了，我说，呃，一定要善待生活当中的这些。 问题其实这些并不是生活的烦恼，它就是生活的内容啊！不能把生活的那些内容当做生活的烦恼。有人问严残法师：“我奶奶最近死了，好生好伤心啊！我说：“我奶奶早就死了啊，谁家一百年不死个奶奶嘞？” 啊，那么生活当中的烦恼，它是生活的内容，一定要正确的面对。你就那么开心吗？你一个人的时候没有那个烦恼的发愁的时候吗？呃，寺院里小徒弟很多呀，我也是，我也是很生气哈。他 <laughs> 们有的小和尚也偷偷的玩个游戏啊，当我发现以后，我也是很生气，但是我发明了一招啊，霸王仙。 扒网线，扒网线，半 <laughs> 个小时扒一下， <laughs> 结果跟很多小徒弟啊，得重新玩啊，跟跟很多小徒弟成了对立。嗯，我就发现这不行，单纯扒网线是错误，的， <laughs> 应该把它组织起来啊，写写博客，写写微博，大家学习啊。一个僧人，假如说没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，没有一个写作的好习惯，不用说僧人，你就在社会上一个普通人，你要不多读书。 但是法师啊，他有一个，就过去要是老的这个佛教的一个有其中有一种讲法，就感觉啊，就说这个人呐，不能都上网，或者在今天的这个十丈红尘里，又到坐这儿做报告，大街上什么都看，说因为呢，你还没有定力，这个叫佛教里讲叫五欲六尘呐，这个五欲六尘，你没有定力的时候，你接触这些东西啊，你这个心呐，就很难能够安静。 呃，你你提到这个问题，其实是很关键的哈。真正是这个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，呃，对这个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普及，它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对呀，就是说目前的僧人该怎么做？嗯，目前的这佛教文化的方向，传统文化的方向，你说你小和尚，你小和尚上网写博客，愣愣跳出个窗口，他就看美女去了。那哈哈。这倒是。这个 <laughs> 小和尚越看越着急。这个你倒不必要担心哈。为什么？呃，为什么呢？他有一个起码的一个。 呃，信仰啊，这个我很很乐观。这个时代，什么样的僧人？ 才算是合格的僧人，不光是从道德上修养，还得有一个良好的呃素质，并且还要有一个文化学识。所以说呃现在呃寺院也非常重视外语的普及，还学外语。前几天有一个电视台招，我说燕参法师，我们想做几档外语节目，希望你参与。我说我的老天爷呀，我三十年前都没学好，我现在现学来不及啊。所以说时代在进步。 啊，给呃，不光是给呃这个当代的出家人，就给我们八零后啊，所有的年轻人也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但是宗教宗教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固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不停的随着这个社会而变呢，我觉得。 呃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它很多内容就会相关的就会有所改变，所以我倒是觉得，呃，你既然入了佛门，那就应该守佛门的戒律，戒律很重要，而不是说你要去多多读什么。你比如，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就非得上网，非得去学这个外语。如果说我今天在社会上混，那肯定这个很需要，它是一个工具。但是你遁入佛门的时候，我觉得。 应该还是跟社会上有所区别。是，就是所以说，我们外人，我们这个这个外人，反倒经常会觉得，说这个和尚他不应该整天在我们眼前晃。你你比如我我我我举个例子说啊，我们我们能看到的，我们是作为非佛教徒，我们是在外面的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中国的佛教徒比日本的佛教徒走道都快，这是很简单的事儿。 为什么呢？哎，他修行不一样。你到日本去看，所有的佛这个佛门弟子走道都特别缓慢，那个是跟常人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么这个社会的不同呢，是他跟社会的隔绝。所以啊，您看这个啊，就是咱们中国人呢，人讲是太会变通了，就是这个因时而变，与时俱进。 特别是你看禅宗，您是禅宗，禅宗啊，尤其是个这个是个叫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但是他也可以说给骗子大行其道，给提供了很多依据。那简直就是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你怎么着都可以禅宗一下。嗯，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？呃，佛教协会啊，呃，对这个当前的僧人管理啊是非常严格的。 哎哎，有些网上你看爆出一些假僧人来呀，其实是外行呀，说世俗老百姓不好分辨。其实佛教协会呃抓的非常严。呃，延参法师是这样啊，就是比如我们说第一件事啊，您刚才说有人冒充和尚是吧？这个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了，已经被抓住了。你像马路，确实是冒充的，对吧？那么第一个前提，他为什么要冒充？ 就是他有冒充的可能，他就是发现你里头有漏洞，他冒充进去以后呢，他会获得相应的利益，这是冒充的第一个目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今天佛教它很希望就弘扬佛法嘛，那么很多人会利用这件事儿。我所接触的人里，啊，我去的我们不去点名去说某一个寺院，我去的时候是专门通过关系。 这个衔接的，我去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多钟。我为什么要这个时间进去呢？就这个时间，院子比较静，嗯，比较人游人比较少，所以给我的感受呢是非常肃穆的。但是陪着我的这个小和尚呢，他就比较着急，嗯，他着急就催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们都快下班了，他说这个话，所以这个话当时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这样的场所中呢，他们还不如我们虔诚。 我想这么大的一个佛教界哈，呃，有这种就他比较年轻，修行不到，对不对？还没到修行的时候，没到需要老方丈再教育，对对， <laughs> 教育。你为什么要教育他呢？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，就是我们有时候能看出来这个修行啊，面都能面相能看出来。我到日本的时候，我我就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我看到一次哈，有六十多个僧人从这个寺院里出，就是在寺院里走动去吃饭，嗯，面相一致，当时让我震惊。 就这些人全是修行修出来的，相由心生嘛。对他，所有人都趋向于一致的时候，你心里那个给你的那种震撼，就是宗教给你的震撼。 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我们延参法师这模样，对，也是他修出来的。 <laughs> 那肯定我天生长得难看，不不，难看没关系。 <laughs> 就是您是您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人，就是无论是内内心的快乐写在脸上，对对。那么二零一三年有的网友把我的照片贴到门上了，我说呀，小徒弟就说，哎呀，师傅呀，为什么他们要把你贴到门上？我说爱贴哪里贴哪里吧，因为长得难看呗。 <laughs> 只能干嘛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法师上综艺节目，你可以看看咱们法师走秀的这个亮相视频 <laughs> 啊，你讲讲。 法 <laughs> 师还是 <laughs> 看出点腼腆啊，肯定啊， <laughs> 那个小徒弟也紧张。呃，法师，我们确实就很好奇，就说和尚见了女色没感觉吗？呃，他有一个信仰，即做即出。 这信仰能有多结实？呃，大家也一定要相信这个信仰。我相信，它是一种力量。信仰是一种力量，问题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信仰？是这个问题。你比如说，你刚才讲到这个日本的这个，对对对，我我我非常相信信仰的力量，超越一切啊！再有一个，我还请教就您觉得这个庙啊，一能不能卖票？ 这个寺院呀，有个别的高价门票，可以说伤透了和尚的心。 <laughs> 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哈，有些门有些门票还挺高，所以说这个门票呀，的的确确是个历史问题。因为不给和尚啊，还有有有有很多这个现在呀，可以乐观这么乐观的来看，有一些地方已经大家已经觉醒了，已经在认识了，就是说呃，寺院的门票一定要减免。 啊，一定要把寺院还给老百姓。关键我倒觉得啊，收不收票不是最重要，重要是那钱哪儿去了？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利用佛家圣地哈，利利用宗教的情怀，你把钱弄完了，那个钱没有监督，我不相信今天的所有佛就这个这个佛教门口收的钱，和尚们也没收到，谁都没收到， <laughs> 那钱哪儿去了？主要是这个问题。其实。 呃，作为这个这个信徒们啊，愿意掏一点钱。如果说你这个这个这都香火钱，他都不是太在意。在意的是这钱没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呃呃，你看社会的社会在发展呀，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包括一些历史的问题。呃，我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啊，就希望我们越来越好，也更希望大家吧，呃，提高一下自己旅游常识。 啊，学会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啊，倒是有些个别地方尽量不烧那高架香。不是这个延参法师说的多少都有点像领导说的，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。他是沧州佛协主席。 <laughs> <laughs> 我认为啊，我认为一个社会的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每个人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。 就是你没有意识，你可能活得很好。那是一种梦想。这是呃不不是梦想，就是你老强调自己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，实际上我觉得是社会的一个失败。特别是马老师，的文武多。 <laughs> 对。那不是。对。像僧人四大皆空，不怕人偷。你看别人问我演参法师，你怎么老上电视呀？或经常上电视哈？怎么还参加一些个别的娱乐节目？对。那么这正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！目前一些电视为传统文化开辟的这个节目。 太少，太少。对，所以今天借温涛的法力啊，呃，呼吁一下，呃，希望更多的呃，多博 播出多制作一些有利于全民素质提高、有利于这个全民道德提升的这种传统文化节目。嗯，就延三法师方言再重，我努力学好普通话，我也要当这个主持人。这个延三法师我也听说了，这个说这个佛教界啊，跟这个人间也一样。嗯，比如说有的和尚信众多，有的和尚呢名气大，就像你这么红，这个其他的这个有僧人呢会嫉妒的。 这个你没感觉到？这我倒真没感觉到。哎，我其实特别感谢我我自己哈，生在这个时代。嗯。本来买不懂的书也买懂了， <laughs> 哈哈。本来我的画也买不懂的啊，也买的不不不是卖哈，就是支持公益慈善方面，这个也很兴旺，也很也很顺利。就我就希望能对这个佛教文化的推动啊，能为这个佛教公益慈善的推动呃。 尽我这个废物利用，啊，愈往愈热啊，就是说，呃，佛教文化呃迎来了一个呃很好的春天，可以说传统文化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春天，大家都在思考方向在哪里，如何传播啊，如何找到恰当的这种种呃手段和方式啊，如何运用好新媒体。 运用好点视，运用好这个之美。你在这个运用的同时啊，会不会迷失了？嗯，比如说大家对释永信的担心呢，就是这种担心。你用来这个这个宣扬佛教，呃，但是你断你一下哈。 呃，虽然说导演没让没同意打折， <laughs> 我同意，我打同意一下，就是说呃，永信法师呀，也是一个推动寺院减门减免门票的一个啊，对，大家一定要理解永信法师，他呃，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大名人啊，其实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啊，呃，有些时候呀，呃，显然有些无奈。 啊，或者说有些为难，但是我相信永信法师也是一个努力的人。对，但于但是在我们这种非教徒中看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含义呢，就是宗教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非功利性，这是宗教的一个典型特征。是呃，如果宗教有了功利性，那我们就可以视为不是宗教。那么今天的这个就是以我的朋友当中啊，我很多朋友，我估计你也有很多朋友家里是供奉佛像佛像的，对不对？ 其实我看到这些朋友，我倒反而觉得他们很少有功利性。是，如果你说他有功利性，他也是寻求内心的一点安定而已。嗯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社会上的很多功利性呢，就是就是过分强调他的这种功利，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呢，不利于佛法的更高等级的弘扬。我说的是高等级的弘扬。我们还是希望，就我一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，我坚信人信仰的力量。 信仰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都不可以摧毁。但是但是关键我们能不能？很多啊，到庙里这个烧香的，嗯，我觉得他不是信仰啊，他是做买卖，他是临时抱佛脚，跟佛菩萨做买卖嘛，让我升个官儿，让我怎么 <laughs> 得个孩子？就临时抱佛脚。我给你捐多少钱？我给你烧个香。嗯。 你对这样的心理怎么看？ <laughs> 不光是这样的心理， <laughs> 现在这个呃佛教文化呀，面临着它和这个经济社会的一种接轨啊，一种这种接触，它不可避免的呃，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。 啊，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经济高速发展啊，那么有些寺院是受到一些困扰的，嗯，啊，受到巨大困扰啊，所以说，呃，我还是一种很乐观，呃，我相信会找出办法来解决。我在这里还是表明我的态度，我希望呃和睦相处，呃友好发展，啊，给大家带来一种祥和，啊，不要给这个社会添乱。 还是佛教协会主席，三圈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信仰的这个力量啊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跟人的这个欲望相抗衡？呃，这个首先要确定这个信信仰，信仰它神秘吗？啊，呃，佛教文化并不神秘。啊，什么是禅？禅就是一种生活的进行式。啊，从生活当中活出生活的智慧。 啊，活出人格的圆满，向人人道德去叩问啊，然后达达到一种道德的升华，这就是禅啊。言参法师主要就是熬制蘑菇汤的，心灵蘑菇汤，鸡汤肯定不行了。对对，会不会这个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名？比如说的修行佛教的人。 呃，就是喜欢像您这样出席这么多节目， <laughs> 对吧？成了名人，我那个这有没有问题？我已经快五十岁了，呃，我名气对言谈法师不重要。我自己就在想呀，这十年时间写写书，然后呃，后来十十年时间到世界各地去转一转，啊，生在亚洲，埋在欧洲啊， <laughs> 亚洲，埋在欧洲啊，做一个拥抱地球的人，哎，来一趟人间不容易，大家要珍惜。 要善待每一个，但但是我我对您那我都比较明白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宗教人士哈，一定要有高于百姓的一点，这一点就是精神的一个追求，这一点是。 呃，不能混同于普通百姓，不能随便去解释的，就是我精神层面一定要有一个最高的信仰，这个信仰不可撼动。这法师啊，弄这么多的钱，他全是为这个捐捐捐给白血病。我弄了多少钱？哈 <laughs> <laughs> 捐掉捐掉。二零一二年很很多公益慈善，我都在参与。对，呃，网友们在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从大病医保到免费。